撤！吁！停下！大伙儿先稍作休息，稍后启程。长风先生，路途尚远，可有不适？我倒还好，只是通知。 咱们已经走了小半个月了，夏去秋来，越是靠近磁州，便越寒冷。不知同志的身体能否吃得消？车内备着你我在茶州为他置办的大厂，御寒应是足够。哎，同志的身体，回去还是得请个大夫给瞧瞧。趁着在家里也补得起，不然往后还有事务外出，路上都得提心吊胆。我们是做敬畏的，主子的事情。 就没有麻烦事，只是他的身体需得寻个厉害的大夫，才能瞧出点东西。同志手上的伤可好些了？劳成风先生挂心，内伤比先前已经好些了。啊，那就好。主子那日被土匪所伤，属实蹊跷。习武之人一旦遇到攻击，身体会迅速做出反应。 去都时曾见过仰山雪出刀之快，离都不过半年，近来却不见诸子拔刀，定是他也觉察自己的身体大不如前，只是不愿说罢了。此事需给师父和侯爷透个风了。乘风先生可休息好了？足矣。咱们可以继续赶路。

今夜能到茶州边境，再跑两日，就是磁州境内了。下回去茶州送粮，让罗木分出银子筹备工队，把这道好好修一修，太颠簸了。那咱们往离北去怎么办？路比这里还难走。离北都是马道，修的宽阔平坦，利于铁骑奔驰。你在背后这么杜撰，如心让侯爷听见。 我就是当着侯爷的面讲也没事。他这次要是回来，你得先别让他瞧见内伤。萧三忙着呢，没有个把月回不来。你们不提，他自然不知道。好， <laughs> 你要跟他告状吗？待会儿，待会儿再说。我这听不清。我到家给他写封信，这事就过了。 事就过了， <laughs> 是，是。主子的事，果然还是告诉侯爷最能治。靠！晋江文学城，唐九卿原著，斟酌文创出品制作，光合积木联合出品录制，广播剧《将进酒》第二季第十八集。 是回来呢，我要给公子看我的小麻雀。嗯，我要给公子看我捉的青蛙。捉青蛙我也有份儿，我捉的比你多。嗯，哎，公子，公子回家了。公子，公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们可早早就在此等你呢。嗯，回来了，师傅，我回来了。 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听闻你路上病了，我担心的紧啊。来，快让师傅看看。 <sighs> 风寒罢了，没什么大碍。师傅吃了吗？回来前在周府做了一局，我还没吃饱呢。哎呀，师傅早猜着了，知道你今日到家，早上专门去挑了几尾肥鱼，已经收拾干净了，料也备得齐，快得很。我在茶州就想着师傅做的鱼了，想念的紧。 师傅这就去给你做，等着啊！哎，天涯呢？晚些周贵大人会召集幕僚详谈茶州一行之事，松月留下做旁听应答，晚些就回来了。哦，好，好，我给他留些饭菜，你在前厅先歇息歇息，饭菜马上就好。 <laughs> 好。公子，我和立雄每日都有好好习武，也有好好照看咱们庭院的花草。那些花草，你的确是每日都看。 都一样嘛，哼，这哪一样了？公子，我也每日都在看这些花草。哎好了好了，咱们都看了。哎，公子，茶州那边有什么好吃的吗？我也想吃。公子，茶州好玩吗？公子，公子。 主子，这是周贵他们新拟的册子，你过目。嗯，放下吧。李北进来有什么消息？坏消息，主子明早听最好，今晚能睡个好觉。最坏就是边杀人已经打到了门口。你说吧。那倒没有，不过这消息事关侯爷。 他带着禁军到了李北境内，先去了中博跟前的边伯营，侯爷在那待了一夜，次日带兵东袭，打了攻占沙三营的辽英部，给老王爷立了一功。 <laughs> 这可不是小功，是吧？这么大的功，可不得赏啊！王爷赏他什么？赏了咱们侯爷一个营。哦，就是边伯营。王爷把侯爷留在了那里。 至于侯爷打下来的沙三营，王爷反而交给了郭维礼，这人主子记得吗？就是前头构陷古今通敌的那位老哥。双方交接不愉快，侯爷就退到了后头，被沙三营和柳阳三大营夹在中间，往北往东的战士都没有他的份。边伯营是世子用来做补给地的大营，策安留在那里，管的是离北辎重。话是这么说，可离北铁骑。 压根儿不缺辎重将军。如若侯爷能去杀三营，时间久了，必有战功傍身，军中的闲言碎语，自然能烟消云散。可这辎重将军，在将领里矮了一头，吃苦受气不说，到最后算起战功，还不如前头打仗的主将。哎，主子，你说，侯爷别是王爷捡的吧？这待遇比起世子来，可是差了不止一星半点儿。 我看你像是捡的，得，我闭嘴。这封信，今夜就让人送出去给策安。行，我这就去办。时候不早，今晚也不必在外头守夜，回院子休息去吧。好，主子，那我去了。松月，主子还要何？ 知道了，都记着呢。伤那事儿就过去了，我不跟侯爷提。嗯，你去吧。哈哈哈 川，这是哪儿？你还记得吗？这是茶室。你瞧，那坑里躺着的人是谁？这是你呀！不，不，怎么？你怕了？ 先生，醒了？怎的不说话？偷看什么呢？策安，明日赶紧让周奎修路，我赶回了这一路。 颠的要死，好不容易赶到，城门还关了。我等外头喊了半天，那你怎么进来的？翻进来的。浪淘血晶还拴外面呢。我回城路上，劫了送信的驿马，把你写给我的家书揣了一路。 信，你搁哪儿了？你的信件必然是搁在这里，贴身带着。给我，想要回去，自个儿来拿。 刚才太狠了。 <laughs> 在茶州顺利吗？瘦了好些。嗯？怎么了？罗木他给你脸子瞧？嗯？茶州土匪闹起来了，我给你调禁军下来。嗯，想你想的。 我打空之怪冷的。 <laughs> 嗯，你手上是什么？没，藏什么？别动，让我看看。 书信里没交代你受伤吧？怪不得短短时间内几次三番想藏匿信件。小兰舟，你好能藏。藏。 哎呀，小金金，咱们可算是到了。你主子就住在内院，你乖乖在此，我去跟你主子说一声。 <laughs> 哟，猛兄，内散步呢？你主子在屋内吗？乔丽雅，你进来。来了。好嘛，倒是省么寻了？ 主子、侯爷都在呢，今儿天气挺好，要不午膳在院里用？啊对了，侯爷，我刚瞧见你闭嘴。哦，小主子，我实在爱莫能助喽。查州疫情的桩桩件件，你主子讲不清楚，你来说。 仙侠在茶州倒是安逸，可我这遭的都是什么人间疾苦？ <coughs> 主子在茶州平匪收粮的事，侯爷应当是知道了，我便不再多说了。但我主子在去茶州的途中就病过一次，后来在茶州城郊施粥时，遭遇土匪暴动，便伤了手。嗯，直说。好，那我就说了。 主子掌心的伤口，我仔细瞧过，绝非寻常。倘若他要施苦肉计，也不应该伤得如此之深。养山雪出刀之快，是寻常人不可及的。主子是习武之人，对于那夜为何未能挡下那刀，怕是有隐情。啊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昨晚周府那边的事情还没有商议完。 <laughs> 既然主子今天不出门， 那我就去了啊，主子，侯爷，我先告退了。将丁桃叫来。好。桃子，小桃子，乔月月，我在这儿呢。 <laughs> 你主子寻你呢。我害怕。丁桃，给我麻溜的进来。 啊，是，主子，公子。池塘里的蛙哪来的？嗯，外边捉的。从城外往家里捉不容易吧？这距离还不近呢。还，还成。 <laughs> 没人在家你就反了天！我临走前叫人把那池子弄干净了。 你回头就往里面给我扔青蛙。可我我原本，我们院子没池塘。你看谁呢？没没看。去，今天有事以前，你把他们全弄走。今晚我要是再听见蛙叫，我就让人都捞到你自个儿的屋里去。是是是，我这就去。 <laughs> 大熊。 抓青蛙了！早安，装的还挺像。阿野，我好饿。阿野，别碰我。 你这会儿做什么都没用，你把我的心肝脏皮都捅烂了，没救了。沈兰州，我死了。 最后一只，哦，厉害呀，可算是捉完了。我怎么看着你主子仍是不高兴的样子？那海东青的脚链被他来来回回的装上拆下。嘘，小声点儿。哦，我们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啊？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消失。快走。哦，好好。 爷爷，您回来了。 <laughs> 乖，今日没见着你们练武，原来是偷懒跑到兰州这里了。我们没有偷懒，是来抓青蛙的。爷爷，你看， <laughs> 捉青蛙做什么？是主子让我们捉的。嗯嗯，他不喜青蛙，看见就烦躁。桃子，你主子回来了。嗯，此刻就在院内呢。 我去瞧瞧，哎，我们就不去了。主子还生我们的气呢。爷爷，我去叫厨房准备饭菜。哎， <laughs> 哎，来来来，快走。 <coughs> 师父，啊，你回来了？是，回来了。 我帮你将鸟笼挂上。啊，好。北边的战事吃紧，你师傅打的辛苦吧？是辛苦，不过师傅总惦记着你，时不时就要提起来。我没打过仗，没什么用处。这次你赶过来，得连续跑个八九日吧？这么急，是有什么要事要办？先前北原猎场空给我了，我计划将禁军留驻在此。 所以回来问问兰州猎场修葺进展。若是差不多了，我就安排个人过来。啊，你何时返程？今夜子时以后就得走。我时间紧，有些事情想托付给师傅。老师傅多操心。你说，我听闻兰州去茶州的路上病了。师傅，他挑嘴，在家里的时候有您盯着，美羊还捡着吃一点。 病了也肯喝药，可一到出去办事，左右近卫都听他的话，没人盯着他，他就敢挑了。哎，我昨日还想说他呢。他给您岔过去了吧？啊，他心虚，保准不敢跟您提。哎，心虚，川儿还有事瞒着我。正是，他左手划了那么大道口子，回程路上药换的不行。 昨晚上我看的时候，掌心都要让汗泡坏了。啊，他人呢？他昨夜睡得晚，也累得厉害，今早起来就乏，此刻已睡下了。往后还是得师傅盯着，免得他不把身体当回事儿。我远在离北，好些事情都只能由着他在心里说。他要是有心瞒我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。嗯，我得盯着他换药。 是。唉，以前在寺里没养起来，请的大夫都不中用，看不出个所以然。他身体又不比别人，更得好生照料。你也知道，他入都时先是受了赵玉的刑，又挨了廷杖的打，再经你那一脚，哼， <laughs> 你那脚踹的真狠。若非有锦衣卫的旧时们暗中相助。 川儿早就悬了。哎呀，那时候亏损的厉害，又为着掩人耳目服了药。如今我日夜忧心，我真是怕呀！哎，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六年前我马过中伯最恨沈巍，我不使他弃城而逃，又忌惮太后扶持傀儡。 因而，在曲都踹了兰州一脚。师傅说的不错，我当时踹得很，是冲着要他命去的。唉，兰州如今身体抱恙，这是我的错。中博的大夫不行，我已经去请离北的一灯大师了。待到今年秋后战事缓和，我师傅也要来为兰州把脉。兰州就是万般难养，我也要养。 可我如今为离北辎重将军，行兵送粮不能耽搁，见不着兰州我就不踏实。查州这样的事情多了不行，我在中国既无亲眷也无好友，唯有师傅能够托付。川儿是我唯一的亲人，这些你不托付，我也会照看好的。师傅，兰州少时中逢劫难，爱藏心事。 有伤有痛也不假。但他把您当做父亲，只要您在他身边，他总会顾忌些。我没有别的请求，只求您骂他几回，让他知错知痛。他下次再做这种事情，您就抽我萧慈安。啊！爷爷，主子，饭菜已经备上了。 不多时就好了。 <laughs> 公子喜欢的九里香也栽种好了，公子看到一定很高兴的。 <laughs> 都是乖孩子。 瞧什么呢？如此出神。阿野，这落日真好看，还有满院的九里香和你，真好。头发还未擦干，我帮你。 伤？我摸摸看。我还生着气呢，就别气了吧。你就会骗我，你这个二公子这么好骗，欺负纯情少公子，你行啊！ 就跟我使劲的撒娇，没用。石兰舟，你下回再捅自己一刀，我就在李北直接没了，没有这个人了。你记着没有？记住了，兰舟。 thank you 行了，阿爷，兰州，我要走了。已经到此时了。嗯。下次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尽快。眼下还有好些事要做，等入了秋就该轻松了。嗯，我等你。 主子，进来。主子，今日同周贵商议与怀州购粮之事，还未有结果吗？眼下磁州的粮卖与茶州，周贵着急前去怀州购粮，也是情理之中。现下马上就要入秋，怀州的这桩生意要尽早去谈，再晚一些，怕就要被别的地方买了。程峰先生怎么看？ 我昨夜也与大人说了，此刻前去怀州太着急，我不赞同。哎呀，可今年决西有地方受灾，布政使江青山又被调离，缺粮的地方势必要向别州买粮。怀州靠近去都，马上又要秋收，我担心决西敢在我们之前把生意谈完。先生和大人的顾虑都不无道理。我这几日也在考虑怀州的事情。 依照我们最初拟定的计划，自然是越快动作越好。但现在看来，如何避开去都的眼睛也是问题。我近日也在估算去怀州的行程，除去周贵所说，我也有顾虑。如今去都对江青山的调派文书还未下达，这人无论调派何处，都多少会影响到磁州的粮食买卖。如若他被调去怀州， 那现在和怀州谈的生意，都可能会作废。看孔岭今日的意思，除此之外，他更担心的是购粮银车运送的问题。我们的银车去怀州，必定要从李北借道，这件事还要跟世子商谈。我们借了李北的马道，折成粮食补过去，眼下的李北自然乐意。但落霞关又该怎么过？落霞关守备仍然受去都直辖管理，他们既不缺粮食。 也不缺银子，磁州与他们哪有交情可讲？孔令谈及此事，实则是想说，磁州和李北的交情没有很深，借道得算账。往长远看，若日后要与李北借兵，怕也没有那么容易。先前他们以为策安回李北，是要接替父兄建功立业，可如今策安只是个辎重将军，在李北的威望也不及他父兄。 怕他在磁州的事情说不上话，主子，哟，费老十回来了，进来吧。哎，是。主子，这是此次查州的记录详情，怀州与樊州的物价记录也在此，您过目。嗯，放这吧。是。主子离开查州以后啊，城内百姓便知晓了您的身份。 您在茶州城郊施粥一事，已经成为了一段佳话。啊，还有，我将雷长明与雷惊蛰的底细也写在了册子中。你说与我听。是。除了我们之前知晓的，雷长明其实在永仪年间就做过皮肉买卖。当时端端两州楚馆兴起，便涌现了如凯沙夫人等中国名妓。雷长明便游走登州。 哄骗良籍妇女，转手卖入墩端二州。后来不必忌讳，直说就是。是。后来沈卫勒令查实河沿岸的青楼关门，雷长明只能另寻出路。不多久，他便在樊州开设了一个明书堂，明面诗会茶馆，暗里用暗计贿赂各路官员。很快便被沈卫打掉了，雷长明找人顶替，才将自己摘出来。 永一年末，他接了河州严氏的镖，自此也算是平步青云了。还有，他早在拐卖良籍妇女的时候，就有豢养稚儿的喜好。只是他下手狠，没有活下来的。这些信息里都没有提到厉雄说的玉珠或是耳当。怪了，能够佩戴耳当的孩子非富即贵，即便雷长明敢拐卖中伯良籍。 他也不敢去动去度八成的世家子嗣。主子可猜对了，这事我也打听出来了，但是没有证据，不好直接写在里头。我跟立雄那小子聊了聊，猜了个大概。永仪年间，雷长明救下了严氏的小公子严何如，那孩子就是戴尔当的。据说严何如粉雕玉琢，在严氏很得宠。雷长明把严小公子带回去，竟对那严小公子动了心思。 继续说，雷长明对严小公子有贼心没贼胆，恰好那个时候兵部少氏下狱，邵家男寺全部要被抄斩。邵氏老太君为保血脉，把他家仅剩的嫡孙扮作了女孩。这位邵氏嫡孙被押送到了中博流放，正好就落在了雷长明的手中。邵氏，可是永仪年间的兵部少氏，兵部侍郎邵成碧。哎，就是这家。 你认得？我自然认识。主子，我是兵部乔氏的儿子，邵成璧与我父亲是至交好友。不仅如此，邵成璧还是由太傅一手提拔起来的官员，后来娶了现任兵部尚书陈真的姐姐，因此在东宫案里幸免于难，没有被太后赶尽杀绝。是这么回事。但虽说如此，邵成璧也从未向花潘两党示好。 当年花四千为了摘掉他，还是让纪雷率领锦衣卫构陷他参与东宫谋反，这才把他家给抄了。所以雷长明不敢碰颜和如，就拿邵氏嫡孙代替。正是。虽然邵氏嫡孙比颜和如大，但当时不过九岁，在家是千娇百宠的嫡孙呢。邵老太君临终前求遍了旧时，才把他换出去都，岂料人到了中博就被雷长明给糟蹋了。 雷长明后来跟严氏闹翻，我猜多半也是这件事情的原因。主子，我还有事，先退下了。好。费生，你差事办的不错，多谢主子抬举。嗯，下去吧。 等我呢，我知道你要问什么。只是关于邵氏嫡孙，我也是从茶州土匪那儿打听来的。哎，说句不中听的，他没有颜和如要紧，当时哪有人记得他的死活呀？若在雷长明手中，十有八九都得死。即便没死，哎，人也活不下去。 我问你了吗？我没打算问。 <laughs> 那你特地在这儿等我？哎，你知不知道，你一般这个样子呀，多半就是有事儿要问。哎，这事儿已经过去多少年了？你要心里真过不去，就把它当做还活着。没有当做的说法，死了就是死了。在底下躺着更凉快。 好了，哎呀，小心！我才不信呢！你让我看看灯，不给，不给看！我没有了，给，给我，给我看看。等一下！月月，大熊他，我我没吃糖。前几日牙疼都忘了？嗯，没忘。没忘最好。你今日不用轮值，不去找师傅练拳。 来这院里做什么？我来找公子啊！公子，公子，怎么了？公子公子，今日城里来了好些乞丐呢，说是从丹城那边过来的，都饿得面黄肌瘦。于大人早上出去买了好多好多馒头，那些乞丐为了争馒头还打起来了。丹城？对呀，就是丹城。主子，磁州已经开始崇礼户籍册籍，为的就是严防流寇混入城中。 若来了流民，是要在州府衙门里呈报姓名籍贯的。此事若真如桃子所说，也应该无碍。走，咱们去瞧瞧。是是，公子。主子。大雄，我跟公子出去一趟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嗯嗯，那你记得回来给我糖。 也拿好啊！哎，哎，砍刀刀！大拿来，拿好啊！谢谢大人，谢谢大。人。再给你一个，再给你一个啊！谢谢大人，都是人。哎，好的好的，哎，拿好拿好。哎，谢谢谢谢。 <laughs> 不用谢不用谢。哎，都慢一点啊，千万不要挤上了啊！刘教，我们帮你发。哎，费兄乔兄来了。哎，感谢感谢各位。这么多馒头。 尤静，你不会是把平素给人看字画存下的银子，都买了馒头吧？尤静，同志怎么来了？把人引去州府衙门，自有人分发馒头米粥，不必破费。衙门分发定量，每次就那么多，好些老弱病寡常常领不到。我就是看着他们饿着肚子，怪可怜的。哎，再说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身外之物。都有都有，这些流民。 都是来自丹城的吗？啊，是啊，丹城今年也没听说过起灾，但这些人确实是从丹城过来的。哎呀，说来也奇。收了钱又想反悔，这事儿不成吧？就是，啊，找死啊！啊，识相点儿，就把驴子交出来。 否则别怪我们弟兄几个拳脚无眼。不，你们不能这样，你们没没给钱啊！几位可不能空口说胡话呀！哼，说我们没给钱，你倒是拿出证据啊！您这不是欺负人吗？这证据我们怎么拿呀？哎，说对了，就是欺负你了！走，走，找死！ 飞升是。来人，去拉开他们。是。住手！不许打了！我揍死你！住手！给我住手！谁他娘的拉我？让你住手，没听见啊？哎哎呦，官爷，官爷来了。老实点，都站好了。干什么呢？搁这吵吵嚷嚷的。官爷，这可不是我们闹事，是这几人先说要卖驴，我钱都掏了，现在又不给我，你说这不是坑钱吗？你们来磁州坑蒙拐骗。 也不打听打听谁在这做主，赶紧把驴子给人家。这官爷，您做主，您做主，我们都听您的。是是是，这驴我们不要了，这驴给您。来人，把驴牵一边去。是。啊，那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们能走了吗？走吧，以后老实点啊。 是是是是是呃，我们这就走，走走走，快走，走快走，走走走，得嘞，是是，我的嘞，嗯，还不快走？别废话，快走！大哥，我帮你拽他。嗯，什么东西？哟，小猫。啊！猴子，哎，来来来，快过来，给你个小玩意儿。 哎呀，行了，快点走。冰糖，宋玉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好嘞，是。哎，我也来。别废话，快走。慢着，你们藏什么了？让开，让我们公子瞧瞧。小公子哪里话，哪有藏什么东西？是啊，是啊，没什么的。是是，真的，什么都没藏。是是。嗯，慌什么？怎么？ 莫非这驴子不是你们的？哎，公子快看，他们在底下踩着个人呢！来人，把他们围住！是，官爷，官爷明鉴，我们真的没强人啊！是啊，都让开！是是是，快走，快跟上！快走！盯盯上那个了，管他干什么呢？快走！快走！哎呦，这地上还真趴了一个，袍子上怎么这么多的血？哎，快！ 快扶起来，找个大夫。嗯。他这腿不成了，早叫人打断了。这猫是我的啊，抱歉啊，我还以为是只野猫呢。给你。 那驴也是你的呀？听你口音，不是丹城人吧？ <coughs> 此人手持的帕子，质地用料不是普通俗物。哎，兄台，我扶你起来。你这腿走不了路，病得又这么严重，尽快让大夫看看才是正事。潘老多谢，童子。 我看他不是饿的，不通吃，沈通吃，可是沈泽川，且慢，是，怎么？你与我是旧相识。 世间谁比谁孤单？问到尽头，竟会惧怕，这一生太短。你只寒雨无端，我只血海无岸，胜天一线一。 茫然，挽不住，因你众生皆落难。烟火无边，俱是癫狂求圆满。我一瞬，骨写尽。 天命不过一生，拂袖换一生绚烂。锁链几处挣断，我为今生而战，万千烈火奔。